课文三，在房间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虽然是晴天，但是很冷。那还能去跑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晴。